课文一，在打电话。老周，我打算买房子了，想向你借点钱。没问题，只要我有，就一定会借给你的。还差多少？还差五万块钱。好，钱下午打给你。你打算在哪儿买房？就在我们医院前面。那你以后去医院就方便了。生词。 n 万。